锵锵三人行，哎，马爷，对今天这个问题，其实你别看马爷这样，他有兴趣，对吧？对， <laughs> 我要什么叫他这样？ <laughs> 他怎样？我不，我不该有兴趣，但是我确实有兴趣，对 <laughs> 对对，意思吧？对对对，他研究的范围很广。我跟你说，这从哪说起啊？张柏芝嗯的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年夏天可以见真章。嗯。 哎，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电视节目啊，这个娱乐节目做的，我觉得哎，台港已经彻底给甩在后头去了，就没法，甭说这种什么唱歌的，有什么好声音呐、最强音的，我都分不清了啊。就是说夏天来了，他们说啊，就全扎堆跳水。 哦，原来你说这事儿呢！而且咱们《锵锵三人行》竟然也有一位女嘉宾， <laughs> 是吧？将要从七米五的高台上，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啊，爱，莲，我能为了你，我要看一回。我我我要是我要是能从五米上跳下来，我就觉得我自己厉害了。不，跳水运动员没这么高的。是啊，我属于什么优势都不占。你能转体吗？ 估计是， <laughs>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呢？真不怕丢人，就是说。不是，我老实说，我觉得大家都不会，你知道吧？无所谓嘛。结果后来发现去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人的这个资质啊，他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有能力，在短时间内他就是能跳得很好。像我这种短时间内能跳下来就不错了。所以你还是很冰棍吗？直接下你们。 脚脚朝下是这样的，冰棍儿你你能跳直了那叫冰棍儿，不行你就一屁股坐水上，就怕一肚子拍上去啊， <laughs> 一屁那个他一般都不会，他那个就是想做动作才会拍，不做动作你直着你想横过来根本不可能就下去了。其实它就是有一定危险性，有点危险，它还是有。我去练了几次，我都被拍紫、拍绿，各种拍绿，然后落枕什么的，因为你要投入水。 我这只训练了才十来个小时，还没有太多呢。他说必须要训练三十个小时才能比赛。而且我觉得这种节目的宣传啊，现在有往阴谋发展的趋势啊？怎么他最后他有可能会造成一种这个演艺圈的绑架现象。怎么呢？对吧？因为他现在说啊，这个高台跳水有一样禁忌，嗯，就是说整容的艺员谢绝参加，因为你整了容啊，包括做了假胸啊，你拍在水里啊全会拍坏，就拍坏。 所以你看，这将来会闹成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不敢去的，哎， <laughs> 您这脸不太结实啊。是这样，如果你只是拉一双眼皮，没事儿。 那拍单了，下来就下去了，也是单了。他不，他不太会有事儿。应该是说，如果你就是里面有那个就是放入东西的那种整容，比如说你垫了鼻子，比如说你垫了假胸，那估计会就比较危险。 <laughs> 高鼻梁下去的，塌鼻梁出来了。对，这个胸下去，像你说要塌一个下去 <laughs> 就是俩，一个这也很恐怖。最怕浮在池子里一个，哎。 <laughs> 怕的是，你看，你比如头朝下是吧？嗯，跳下去了以后呢，那这个，我想想，头朝下，那这个，这个会往下挪。不，你怎么这？他这么往下？他如果直着脚朝下呢，会往上挪。一跳就出来的时候，这在肩上扛着。 <laughs> 讨厌。所以这有危险，就是 <laughs> 告诉你们危险存在。对对对对对。成二头肌了，这个他不完全是整容的问题，他因为他跳水运动，他要求你素颜，然后你要穿游泳衣，所以废话，你还想光着呀？不是不是。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平时你身材有什么地方不好，你可以靠衣服的这个款式来遮盖一下。那你现在这就没法了啊！这不光是整容，身材不好的啊， <laughs> 你都不敢来而且比比如说你对你自己素颜不是特别有自而且马上就会有人用这个事情做广告，比如有的隆胸的人就会说，我们这确保安全。 <laughs> 甭说你往水池子里头，你往水泥地上跳，我这都不会破。 <laughs> 我拿卡车压来压去都是原封的， <laughs> 是刚做的。对对对，他马上就会有人利用这事。哎，对，你说马老师，这你都想到，我还没往那边想没错，我认为下呃，这照这种个八卦周刊啊，嗯，它下边它就你知道吗？它这个它就得，只要等你们这节目播出完了，嗯，我觉得他们就得琢磨人，说谁谁谁不敢来。 嗯，是吧？谁谁谁不敢？这不，他确实有人不敢来，他确实怕高或者不会游泳的。对呀，这他他他不是完全都跟整容有关系。黄的不清，跳水的有的不会游，就是他有人负责救捞，就是你越不会游，你敢跳，那你不不行不行不行，这这得考深水证的。你要我们进入训练的第一天就得先把深水证给考了，然后才能够上跳台。你深水证没考，不能上跳台的。 你知道，就是你要说起这个整容啊，他们过去我们这个女编辑老想让我聊聊，说马先生感兴趣，对吧？ <laughs> 但是我说 <clears throat> 我一直没感觉。 <clears throat> 最近呢，有感觉了，我有感觉了，因为就是近这一段时间呢，我见了很多这个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女明星，这个没有什么可猜的啊。我见女明星一天晚上能见十个，你这这这这这说不准是谁啊？ <clears throat> 我看到一个，我所以我很想向你。 一个是李爱，一个是马先生请教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真见着现在这个女明星整容，他们老说说没有不整的，说只是说微有有的是微小的整一整，那就不叫整了，微整容就不叫整容了，那是人人都做的，对吧？我见到一些整容，我又开始有些不理解了，就是为什么？我能理解你这个女明星整容啊，可是有的为什么我近看呢？那已经到了。 你自己觉得那好看吗？就是它，它以它像蜡像，它像塑料，整个脸的这个质感呢，这脸已经肿了，你知道吗？脸肿了，而且那个眼睛那个针脚都看见了。 <laughs> 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就是照我看就是失败失败了。嗯，你知道吗？嗯，但是这是为什么呢？他不他不以你熟人的标准是这样。 我这个整容，我原来坐办公室的时候啊，我就碰见过一个整容的。啊，熟人整容特可怕。呃，我那时候还是八十年代，整容很得需要勇气。对。他整完容，我们就不敢看他了。问题是，就我们心里，我们的心里就崩溃了，你知道吗？一熟人突然就变样了。嗯。本来一个塌鼻子，你他再塌，你看习惯了，就他突然鼓起来了。 像个牛鼻子似的很难看， <laughs> 然后你每回看到他的时候，你都不敢再正视他，就变成他整容，我心里有问题。你说这事儿这不是很冤 <laughs> 吗？ <laughs> 对，其实说到整容这件事儿啊，我也不怕说自己，就是因为你刚入行的时候，因为我眼睛小嘛，然后总被人说你应该去做个双眼皮儿啊什么的哈，你这个你你你就你就红了，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就会被更多人接受了。 我还真的傻不兮兮的想去弄过，你知道吧？哦，你眼睛拉大的？我我我现在能，我这叫拉大的那个整容医生就真的他就失业了， <laughs> 不不行，就是就是说你你真的要去弄弄完了以后哈，他会回去啊？不，他是这样的，有几种，比如说做双眼皮啊，还有一种是用刀割，有一种叫埋线啊。我那种就回去了，没有用。 我现在就是一个肿眼泡、单眼皮，一点用都没有。不是，我现在一听你啊，你都落后于时代了。现在是眼双眼皮已经不是 <laughs> 我说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我说的是战略布局的问层级的问题。不是，我知道您说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用刀的，那它就会很明显；但是你用埋线，它就没用，它过两天，它就过过一年半载，它就回去了。我不理解的是，有一些女明星啊，她已经到了，我照我认为啊，是已经叫。 这个众目张张这昭彰，就是就是说这个呃司司马昭不说司马昭之心了，就是我我我认为他自己也知道，嗯，所有的人都知道，就说你已经整啊，脸已经僵了，你知道吗？塑料一样，而且就是哎，但是我都心里想，这导演还导演会找你拍戏吗？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我不太理解了。他就是有一种什么呢？我已经僵了呀！我一定要非常完美。其实我就觉得，我后来就想，其实生动比完美重要多了。 哎，生动，生动比完美重要。今天我还跟我的化妆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说我最近因为累啊，脸有点黄，他就给我涂比较厚的粉底，说要这个呃，完美一点的形象。我说我说不要较劲，我说是啥样就啥样，因为当然要美化一些。嗯。但是如果说我已经为了要完美把生动给丢掉了的话，那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这完美啊是。 不是个公众标准，不是说一个人漂亮就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漂亮，不是我碰见过很多明星，有的人说这这这不长得不好看，他的这种标准没有，所以你按照一个假象的一个标准去反复的去整，其实就是今天商业的一个骗局而已。很多人要为此生存，所以要鼓励你去做。哎，你说明星整容是是一个是一个现象，很多他们不是明星的人，那就更多了。我我现在就是说。 大街上现在好多不是长得像范冰冰，就是长得像林志玲的，那这是这都整的。你可以看看外国人整的，要不说人家还是整得好，你看。 <laughs> 哎，这的整的好啊，这是。哎，这我都想起有个好莱坞系列电影，就下水道里的那么一种人，这个女的整了这是多少回啊？你看她，呃，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九年、二零零二年，就整整整整整，也这整这个是是是上瘾的。 是会对对对对，他就是心理依赖，就是他觉得不整，他心里不舒服。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整容的，但凡都是就是都会是那种有一点点小姿色的女生，真的很丑很丑，她也不见得去整了。啊，就是我请你揣摩，就是说，呃，我知道你怎么看，嗯，但是你觉得这些女明星她心里是怎么想？没有，我觉得哈，整容呢，多数呢都是因为她已经受到过好看这件事儿的这个好处。 就他知道好看这件事儿有好处。我觉得他不知道好看难看了。他整的那个就不好看了。没有，他是慢慢发展成这样的。他一开始肯定也不是。他他是不是也觉得失败了？那我说实话，没办法了。我也我也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像赌牌，老输，每回输一点这一最后就输大了，就成那样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女人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 <laughs> 我觉得女人有的时候土了，男人也很多整整容。现在有好多男的整的也挺吓人的你 <laughs> 一说就土了，就是你，所以你不理解这事儿。它是一种严重的心理依赖，而且呢，它是，就我说，人生它是一赌博，因为整容有巨大的心理负担。我不能想象，嗯，你你那个面对是一个那个结局，不是一定是你想象要的那个结局。是这个风险多大，而且不可逆转。 我就觉得我见到过的个别女演员啊，是不是算失败了？就她也很惨，也没办法改不过来了，是这种情况，还是说她真觉得自己现在比原来好看？我也揣摩不了他们的心情，但是反正每次看见那样的就是女明星的时候。 我也选择就默默的看其他地方， <laughs> 真不好意思盯他脸看。 <laughs> 我觉得就是一旦一个人整成那样之后，你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心怀鬼胎、各怀鬼胎的感觉，对，你知道吗？没办法直接交流了。这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的长相跟你的年龄。 这应该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哎哎哎！你说您真是岁数大了，你弄一小脸儿，那个小时候的脸，那他妈看着就别扭。对，因为一个人老不老，不光是脸，还有体态，还有你的动作。对。哎，你你远远的看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岁数你没看见他脸呢，他就是体态告诉你了。对，你说这体态，我就想起，你看身高没法整，李艾这个气死人，对吧？所以你知道，就是当然，我女的穿不穿高跟鞋。 对吧？我跟女主持在一起都是比他们矮的， <laughs> 所以好像说起来好像是我干嘛？但是我最近也是有点无法忍受，我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吧。嗯，我就认为你们女人呐，就是有点，就是那种那种暗地里的那个较劲呐，我都能感觉到。就是你要较到恨天高，就是你已经超出了人类比例了。现在咱们就有有有一些场合啊，你跟这个女演员、女主持，我说我说啊，她这个高跟鞋呀。 所以我为什么想提这个意见？女人高跟鞋，你看玛丽莲梦露说什么？就说我要永远感恩那个发明高跟鞋的人，这是对的，它是让女人更美。可是我认为现在啊，女人已经疯了，穿这个高跟鞋，你知道吗？她穿这么高啊，就是你知道她怎么能这么高？因为她很她的前边在垫这么厚，后边在。现在这个女主是穿的拖地长裙，我站那儿已经，你知道吗？ 明显就不对了，你不是知道好看难看吗？这这个我得说一说啊，因为我长得高哈，我 <laughs> 我还是比较知道，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演艺的这个圈子里头，长得高的好处在哪里哈？第一点呢，就是你不管往哪一站。 你是比较瘦，就是你是比较突出的，因为你高啊，你比人高一头啊，然后人家都会看你。我曾经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刚刚就是刚刚模特拿了奖，但在公众里头我是没有知名度的，然后去参加一个娱乐圈的一个颁奖晚会，一个音乐圈的颁奖晚会，那天是大腕云集，结果我一从车上下来，其实我什么都不是啊，那会儿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哈，我一从车上下来，一票粉丝往我这边拥。 就觉得前面还在猜呢，这谁一边跑一边猜，这谁呀这谁呀？然后那个旁边那个，这是那个那谁吧？ <laughs> 就是是是。没有人能说出我的名字来，就觉得我脸挺生，但是，一大高个，然后穿的礼服，然后啊。对，穿的礼服，然后梳着头发，应该就是个艺人、明星。然后哗就冲过来了，把我给吓一跳，把现场保安也吓一跳，因为现场保安并没有收到说有大腕来的这个消息，都没有准备好。 结果搞了一个混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个子高的一个优势，因为你你受瞩目，不管你是谁都好吧，反正你你就因为个子高你受瞩目了。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大牌子的一个 fashion show，但我不是走秀，我是一个在下面看看秀的人。那因为我的身材，因为是模特身材，我就不去挑衣服。 我说这样吧，先让各位大腕儿挑，挑完了剩下什么我穿什么。结果等到我去的时候，我惊着了。你知道剩下一条什么裙子吗？全场最漂亮的裙子，因为是大拖地的长裙，没有人能穿，只有我这个儿的人才能穿。结果那天可能邀请的明星当中，我最高，所以那条裙子就留下给我了。这真是残酷的竞争，是吧？马马马爷，你不是研究这个现现象？ 不是他这穿高跟鞋啊，这是跟跟古代缠足没本质区别，对，是一回事儿。对，我们今天的人看古代啊，中国呃，至少从晚唐开始就有缠足，宋代就风行哈。对，今天一直缠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能看到。对，是吧？觉得那是一个恶习，缠了一千年，觉得这不可理解的事儿。可能一千年以后的人在看我们说，那时候人都能穿一高跟鞋。对，本质上没有区别。第一，它取悦于男人，不是取悦于女人。 高跟鞋和缠足都是这样，他本人并不舒服。首先，这东西高跟鞋咱也没穿过啊，但我想那事儿肯定不会舒服， <laughs> 对吧？对。另外一个呢，他那个受力点，我看了一个残酷的 X 光片，就是这个女的的这个脚趾头啊，每个里头都打着钢针，她为了老成立嘛。 啊， <laughs> 就是我看完，那是我在网上偶然看到，我看愣半天，我说这人就为了穿这高跟鞋，那这跟缠足毁这脚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但是哈，我是这么觉得，像我这么高个儿哈，其实我就。 已经应该被高跟鞋高跟鞋给抛弃了，因为太高了。但是我真是觉得穿高跟鞋好看，还真不是为了男人，就我自己看。按理说我要如果为了男性的话，我就不应该穿，因为男孩子已经离我很远了。没错。但是我就觉得穿高跟鞋挺好看，我就爱穿。我们说的是这种文化现象，不是不是好看，男的也爱看。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男的已经讨厌了，因为我们说的好看是典雅的、优雅的好看，比如说这么高，嗯，这么高，我觉得女。 女的穿这么最高这么高，我可以欣赏。她当然好看，她让你的脚踝更美丽，腿更修长，自然是好看的。但是你这么高，我这么，我的天哪， <laughs> 就是我觉得丧心病狂， <laughs> 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丧心。 <laughs> 我现在在你，我为什么不爱去一些什么这么高就跟脚越缠越小，道理都一样。脚是越缠越小，根是越做越高。所以马先生说的太对了，你知道吗？就是就是说五四时候的看法。 认为男尊女卑，呃，中国呃那个时候缠足是表示我们腐朽的男尊女卑封建文化。现在看来啊，是浅薄了，这个看法是浅薄了。事实上是，不管在哪个时代，丧心病狂的女人， <laughs> 她们都不惜就是为了取悦于人，获得自己的优势，都是不惜自残的，你知道吗？ <laughs> 而且。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这个争斗，我就能感觉到，我特别想当联合国呀。 <laughs> 有时候我想跟我们那个女主持就协调一下，我说我说有高有矮，大家不要争，要不然都你们就都统一了，对吧？都矮下去，那不还是差不多吗？你不能一个矮的，他想跟李艾，他站李艾，他不能比李艾低。于是呢，他就这么高。然后你到李艾的心里，我也没能明白啊，这本来就是我优势，我怎么站一块你跟我一般高呢？我也得穿。你这样的话。 已经就是说下半身啊是上半身的两倍，可那全不是你腿长的功劳，你说。 我跟你说，这也跟啊现在网上啊，就是照片 P S 啊，各方面都有关系，包括整容，其实我觉得都有关系。因为大家看网上照片，很多都是 P S 出来的，腿也是 B P S，就是那种大杂志照片，其实都是这样的，就觉得啊，女明星也好，艺人也好，反正美女就得是这种标准。他都调整了比例，但他实际上他不可能，他不是真实的。所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是个没文化的时代，审美文化为什么应该像马先生这样的学习学习，多看看艺艺术品。 其实我觉得，如果女明星最后弄弄到这个程度啊，嗯，我心里会觉得啊，你这个文化水平啊，就是说你的审美，你的审美，我认为有问题。就是说你你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一代人哈，我们现在的人呢，穿高跟鞋跟古代的这个这个缠足呢，他满足的心理是公众心理，不是他个人的。满足公众心理很重要的一点是满足男人心理。过去缠足的主要的目的是满足男人的性需求。 这是原因所在，所以今天的这个理论上讲，凡是把脚丫子都弄成这样的，从潜在的意识上是要想满足男人的性需求而已。就感谢你们，还是为了我们，是吧？还 <laughs> 我们还不高兴了，真是。我有点难以接受这个事儿。谢 <laughs> 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李艾，你说你你反对，你不是为男人。我反正我没有这种感觉。对，我觉得不一定是为男人。因为如果我要是为男人，我就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应该穿高跟鞋，我应该不买高跟鞋，因为男人已经怕了我了。我穿平底鞋站那儿，他们都离我远远的。他这个很简单，缠足和高跟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使女人的肌肉绷紧。 这个绷紧是理论上是有目的的啊，它是这样的啊，紧 <laughs> 紧一点。 <laughs> 但是对，那是起源了，但是发展到后来，我觉得异化了。我真我真觉得女人这个不是为了取悦男人，是为了超过女人。就你觉得是女人之间的竞争是吗？对，她她要引起最大的注目嘛。一个明星她不能矮过别人嘛。那跟过去缠足有什么区别？过去缠足是这样啊，这个人脸都不需要看，把脚一伸出来。 脚小这是最好的媳妇，但是我也有在标准在这儿呢。哎，我有，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足上做文章是一个男人的癖好，练足癖是全世界潜在的男人心理，每个人都有。还有现在哎，咱们看看他现在的小鞋儿啊， <laughs> 现在这这，你看飞姐哎，飞姐这是什么原理？李爱，你明白吗？我就他是光着脚嘛，然后把那个根儿给缠在这个上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科技耶。对，这挺这这这挺。这是一种人体原理啊。再看下边啊。 这个你看，它没根儿，它多酷啊！它这么一种设计啊，它这个鞋就就能这样立，就脚就能这样立着。你再看下边这个跟儿，这是 Lady Gaga 的吧？Lady Gaga 的鞋，Lady Gaga，你看，它就是能够高到这么一个。它这是一种呃艺术表达了，这不仅仅说是个什么美，它跟美已经没关系了。后面那都是属于一种艺术表达了。我要的就是这范儿。 可能已经是已经是这状态了。那我的审美还是比较古典的。我我有时候在想啊，这确实也跟我我我在想一个心理，比如说你要夸我说，哎，李爱你知识渊博，和跟夸，哎，李爱你长得真是好看，肯定是还是后面那句让我更高兴。这个可能也是大部分女人的心理，就是说你夸我其他。 我也我也高兴，但是如果你夸我长得好看，那我一定更高兴。如果说你夸我其他，最后说，但是你长得丑了一点，对对对，你其他前面再夸我再多，我都觉得那也不能说你长得好看一点，文化都没有，那 <laughs> 更难受。那那那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好看这个事，但男人有那么在意吗？ 当然了，也在意吗？最在意好看了。哦，是吗？ <laughs> 哦，那看来还是我误会你 <laughs> 了。当然，先从好看。我以为男人不好看，连聊都跟你不不跟聊，那不是这少数男人。少数男人，马爷不会这样的。我的意思说，男人对自己的外貌在意，就是有女人那么在意。吗？ 就比如说我我夸我夸你，其实你你学识渊博，但是你没有那么帅。啊，个男人好一点。是吧？但是现在在意的也越来越多。嗯。年轻的这些帅哥们。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这都有。头发一直掉。